听歌学华语，姚斌。听歌学华语，我是主持人姚斌。能够来到第一百大通台当主持，呢，我的心情也是非常的兴奋。滴答滴答在心中。听歌学华语，我是姚斌。主要的工作呢是从事 t v b 八国语台的一个主持人，非常深刻的一首歌曲。